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零八集。他们坐在边界，偷偷溜出店非常方便，但是出来后各种暧昧声越发多，处处可见打野的人。洛晗再一次震惊。 林青晓脸色十分差，他用袖子环住洛寒眼睛和耳朵说：“我们再换一个地方。现在恐怕魔殿里处处是野鸳鸯，我们直接去找风雨家吧。”林青晓点头。他们两人循着风雨家离开的方向往寝殿走去。魔神纵情声色，光寝殿就有十来处。洛涵和林青晓并不知道风雨家去的是哪一个，只能一间间寻找。 寝殿群连绵不绝，占地广泛，回廊上画着颜色浓丽的彩绘，全部是各种各样的男女动作。洛寒一路走来，由衷感叹：“哎，术业有专攻，论享乐，还是魔神专业。”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着魔殿的人，平时过着什么日子，并不难猜。林清笑咳了一声，说：“你还小，不要看这种东西。” 谁说我小？我都已经二十一岁了。凡人十五岁就可以出嫁，就是车氏姐妹身体年龄不过十六七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无论十八还是二十一，对林青霄来说都没有差别。不过他在脑海中暗暗将壁画踏下。每次来魔界，他都能拓展很多理论知识。他们两人从回廊中穿过，刚转过拐角，忽地看到对面有人挑着灯而行。 被围在中间的人正是魔神。林青霄立刻揽着洛寒躲入阴影中。魔神听到声音回头，身边侍从挑高声音问：“什么人？”一个使者受到吩咐，快步跑过来查看。魔族使者来到走廊后，两边空空荡荡，并没有人影魔族使者暗暗警惕起来。他在走廊上走了两步，突然推开身边的门。 里面一对男女被惊醒，他们衣冠不整，女方慌忙找遮体的衣物，男方站起身，心惊胆战地看着魔使。魔使看到他是熟悉的脸庞，将信将疑地问：“你们为什么在此处？”男子支支吾吾：“呃呃，大人，我我们我们……”不需要说，魔使也知道是什么缘故。他视线锐利，从屋子中慢慢扫过。 问：“这里只有你们两个人吗？刚才有没有人进来？”男子回头看向后方空空荡荡的窗户，厚重垂地的帷幔说：“没有吧。”魔使慢慢在屋里踱步，他突然掀开旁边黑红色的帷幔，然而里面空无一人。魔使有些意外，他又掀了几处，都一无所获。啊！ 可能是我太紧绷了，都开始疑神疑鬼了。魔使放下心，慢慢朝门口走去。林青霄环着洛寒，紧急转移地方。他们才刚刚挪走，魔使就将方才那个地方掀开。好险！他紧紧贴着墙，安静藏在帷幔里。魔族的帷幔华丽厚重，并不透光，帷幔里面光线昏暗。 连眼前人的人脸也模模糊糊的。林青霄正在凝神听外面的动静，眼神专注，嘴唇微抿。洛寒盯着林青霄流畅轻巧的下颌线，忽然起了坏心思，伸手去逗林青霄的喉结。林青霄突然被拽回神，他无奈地看了洛寒一眼，牢牢握住洛寒的手，洛寒手不能动。 就踮起脚吻了下林青霄唇角，林青霄悠悠瞥了洛寒一眼，隐忍不发。此时魔使已经站在门口，对那对被捉奸的男女说：“这是魔神的寝宫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玷污魔神的地方，还不快滚到外面去！”男子连忙应是，两人手脚并用的跑开。等人走后，魔使环顾四周。 见再无遗漏之处，安心地回去复命。等人走后，洛寒打算离开帷曼，才刚动肩膀，就被人按住。林青晓紧紧盯着他，低声说：“现在怎么不是他了？”洛寒心道：“久闻龙族记仇，这回大概玩大了。”他板着脸，一脸正经地说：“别闹，魔神马上就要去寝殿了，我们要赶快去救风雨家。” 不起。林青霄说着便低头。刚刚看到一个图，我一直不解气意，正好劳你解惑。洛寒瞪大眼睛，正要质问他看到了什么图，嘴唇就被人撅住。洛寒感觉出来林青霄是真的补充了理论知识，他嘴唇紧贴，辗转流连，把各个角度都试完了，才意犹未尽的停止。 洛寒这时候已经快要窒息了，林青霄靠着洛寒额头低喘，眸中若有所悟。原来是这样，他甚至触类旁通，想明白了很多其他描述。洛寒好容易呼云气息，闻言恨恨打了林青霄一拳：“让开，我要去做正事了。”洛寒说起正事林青霄才想到，风雨家现在还一个人在魔神寝殿呢。 林青霄终于想起来，他还有另外一个队友，并且急需他们的营救。林青霄勉为其难松手，从帷幔中出来。外面已经没人了。洛寒和林青霄回到走廊上，很容易就找到魔神的气息，一路寻着踪迹前进寝殿。洛寒和林青霄藏到寝殿外，他看着前方密密麻麻的守卫，头疼说。 魔神堂堂一个神灵，竟然在自己寝殿外放这么多守卫，我们要怎么进去啊？林青霄也在思考这个问题。这些魔族自然不是林青霄的对手，强攻并不难，但是没有必要。林青霄忽的眼神一凝，说：“我有办法了。”洛寒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发现风雨尘出现在前方，躲躲闪闪，犹犹豫豫，似乎想进去。 却又不敢。洛寒和林清霄对视一眼，默契地分头行动。风雨晨徘徊在门口，他知道长姐被送到里面了，他也知道魔神刚刚进去了。若说不担心是假的，可是若让风雨晨闯进去救人，他又迟迟无法下定决心。那可是古老的神，有开天辟地、移山倒海之能。 风雨晨，一个刚刚修行的贤祖，怎么敌得过呀？况且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他是凤凰族太子，日后要继承王位，而姐姐只是个公主。风雨晨在犹豫间，猛地被捂住口鼻，拖入黑暗。风雨晨吓了一大跳，本能挣扎。洛寒将他的手用灵力捆住，威胁说：“安静点我可不是你的母亲或姐姐。” 你要是再闹腾，别怪我动手。风雨晨没有想到，竟然是洛寒，一时间都愣住了。林青霄从另一个方向回来，扔来两套衣服，说：“好了，前方已经处理好，可以行动了。”林青霄拿来的是两件魔族守卫的衣服，他们今日穿的是魔族礼服，配色都以黑红为主，倒和魔族守卫衣服很相像，只需要套上外袍就行。 风雨辰一眨眼就发现洛寒和林青霄改装成另一个模样，他不敢去想这两套衣服是从哪儿来的，有些崩溃地问：“你们要做什么？”洛寒很是奇怪地看着他：“还能做什么？自然是去救你姐姐。”可是，风雨辰犹豫：“魔神刚刚已经进去了。”洛寒正在整理身上的褶皱，听到这句话，抬头很是看了风雨辰一眼。 所以呢，你不想去？风雨晨像是被踩到什么痛脚一样，激烈反驳说：“哪有？我只是担心把所有人都搭进去。毕竟魔神的神通深不可测，外面又围着这么多守卫。”洛寒冷冷地看着他，这样的弟弟对他好到底有什么用啊？洛寒懒得再和这种人理论，讽道：“于公你是太子，于私你是弟弟，既然全无担当。” 你姐姐生死莫测，你却还不如我们两个外人上心。风雨晨被激怒，他张口刚要反驳，立刻感受到脖颈上逼来一柄利刃。壁画里的世界是魔界，可是洛寒在这种环境中毫无撤止，依然如臂使指，将魔气凝成薄薄一柄利刃，逼在风雨晨脖子上。安分心。四人明明是同盟。 此刻硬是被洛寒说出了敌人的感觉。你乖乖听话，我就放你全虚全尾离开。要不然，风雨晨自出生以来从没受过这种对待，哪个人不是扒着他捧着他呀？他气得快要爆炸了。然而更崩溃的是，风雨晨发现自己竟然打不过这个女子。风雨晨最终只能憋屈的闭住嘴问：“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”愚蠢。 你直接投生成魔使，这么便利的身份，你竟然一点利用都没有。洛寒用魔气刃逼着他，推他往前走。现在装作正常巡逻，带我们混入寝殿。可是，还敢废话？风雨晨忍辱闭嘴。风雨晨的魔使身份非常好用，虽然只是个半吊子见习使者，可是有他开路，洛寒和林清霄一路畅通地进入宫殿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